锵锵三人行，张老师今天这是要办事儿。 <laughs> 好久没见， <laughs> 从来没见你这么艳过，是 <laughs> 吗？大红的衣服哈啊，不是，我主要是那个听咱们导演毕峰说呀，说在咱们那个锵锵纪念十五周年的时候呢，呃，马先生表示了一下，说我第一次跟马先生做节目呢，就说了一些很生猛的话，生猛到了呢，就马先生呢，这个觉得那个。 直接刺破了他的胸膛，所以我今天准备呢，啊。 赔个不是，给你申请这个 <laughs> 揉一下被刺破的胸膛，就这种色情的手段给他赔个不是，是 <laughs> 然后说当时那个马先生特别的羞涩，我都没看出来，因为马先生生了一对特别温柔和 <laughs> 和善的笑眼，我根本没感觉，害羞就看不出来，没看出来。但是人马先生表示希望、渴望有一个机会再跟扎老师在这儿啊交流爱情，真的吗？是这么说的吗？对对对，是，公共话题，对对，公共话题。但是现在。 在的公共话题，爱情还是要以这个黄金做基础的。 <laughs> 我跟你说，张老师，看见你这身儿，我就觉得你是配合我们今天这个对特地特话题，对吧？这这这这没没有调戏男人罪吧？没有， <laughs> 没有。你这以后会有的， <laughs> 以后会会会会。哎，真的，这个这个特别那个提神儿。我这说实话，我这其实我平常真的没有这样的衣服，这是那个。 就是奥运会的时候，有一次是那个有一个女女的，我现在突然想不起来刘什么，她得了那游泳冠军。嗯，我是平常是常年从小游泳的，我就特别注意看那个，希望有一个中国的女的得奥运冠军，叫刘什么，我现在突然想不起来了。那天正好他们找我去做直播，我就当当天早上就去买了一个，就在那友谊商店专门给老外买那种中国式的，我就买了一个大红的，表示庆祝一下。 哦，那那天直播我就穿了，这就穿了这一次。说起来还是为了奥运哈， <laughs> 给中国加油，给那个女士，给那给那个女女游泳冠军啊。我觉得你现在可以穿着这个上这个金铺去转一转， <laughs> 很和谐。我我再挂俩，再再挂俩耳环。就缺这个了， <laughs> 就你穿这个。我给你，我给你们两位啊，看看这两天我们的一个照片，你可以看看，这是什么？这就是现在国内金店。 这个那个， <laughs> 你看那服务员嘛，无数张手下回去了，抢啊！你再看下边，嗯，你这要交钱呢是吧？拿号排队，拿号才能买。国内的金店、香港的金店基本上买空了，国内的听说也见底儿了。现在就是说，我看北京一个菜百就节日卖两个亿嘛，嗯，呃，就是业内预测啊，十天之内，中国投资人。 鲸吞了实物黄金啊，就是真的，就买的这个黄金多少呢？三百吨。为什么要直接买黄金呢？是怕金价下跌，你这都不知道？啊！两个礼拜之前， <laughs> 金价狂跌呀，金价狂跌，而且他们说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金融大鳄，就是中国大妈。 <laughs> 中国大妈，你知道吗？把这个金价买涨了。 本来本来跌嘛，现在又又涨起来一点。我现在就是说，我那个微信的圈里边有这么一个段子，说中国大妈怎么怎么样，我当时都没醒悟过来是跟这事儿有关系，买黄金。他这个这个据据说据网上说嘛，是这个美林公司是操作的高手，就是要要把这个黄金做空，对，好里赚钱嘛。对，那这边还有一个强势团体是被他们平时忽略的啊，这些人平时看不出来，一看他便宜了，这帮人就冲到金店里去了。 就是在这些天，大概是花了，据说上千个亿。上千个亿，这是他们就说，说有人说这次金价大跌是华尔街什么高盛啊，这这是是阴谋。美林，美林，就美美林，他们现在要做空，但是他没想到，等于出来了跟他们对赌的群体，就是中国大妈。原来原来他认为正规军正规军可以互相交战，然后没想到出来青纱帐里全是游击队，这全喷出来了，喷出这么多人来，就受不了了。嗯。 你说这个金呢？哎呀，我觉得他们去分析，你看啊，一般什么东西跌，就是买进，这需要有一定的投资眼光、投资意识。这些大妈，她别的东西跌的时候，她肯定不会买。但是你发现没有，金子，人们有一种特殊的崇拜心理，觉得金子它跌了，咱们一定得买，因为金子好像。 它将会永远的值钱，是不是有这么一种心理？那肯定是这样，是这个金子的这个价价值标准啊，价值标准是全人类共有，不仅仅是中国人，西方人也认为，你古罗马、古希腊都是那个黄金，几千年文化的这个积累呢，让人认为最固有的一种价值是金子上的去体现。 金子有一个特别好的功能，就是避险。一旦出现社会极端动乱的时候，这个黄金就变得非常有价值。所以你看蒋介石啊，走时候拿黄金，把大陆的黄金全拿台湾去了。那不，是那个，那个二战期间都是那样嘛。那包括美国二战以后的储备黄金，他为什么后来放弃金本位？就是他储备的黄金不够了，他就顿时就关闭窗口，这叫外交辞令叫关闭黄金窗口，什么意思？就我不卖你了，你就拿纸钞吧。 嗯，不是有一个广告语特有名，挺煽情，叫什么一呃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那是说钻石有多么什么？可能在中国应该是黄金恒久远。因为钻石一旦出事儿啊，就是我们说出事儿是经济上的动荡、社会不安定的时候，那钻石什么用都没有，但黄金管用。对，你看上海，上海人就这个意识特别强。上海有一种东西叫小黄鱼，对不对？上海人老说小黄鱼，小黄鱼就是一两的金条，小金条哈。对。 很多上海人在这个解放以后啊，就是这个各种运动当中，生活最低迷的时候，他能过着很优雅的生活，就是他老能掏得出小黄鱼来，不行就卖一根。对，你知道这对这这，所以我想起这两天有个视频，就是香港的一个那个那个议员黄玉民啊，在那儿那个大骂，他就属于说香港少数人反对向。 红十字会就香港这个这个捐款，他在那咆哮，但是他咆哮当中呢，说了这么一个细节，就是说啊，他一个朋友的儿子结婚，要买这个龙凤金手镯，嗯嗯，没有了，他都被大陆人民 <laughs> 把香港的金铺都都都买光了，买空都买光了，对，真是。 其实那个中国人是特别认这个足金，以前的那个戒指、什么手镯、项链都是黄澄澄的，就是讲究一定要足金。对，其实这现在的这个品味已经对这种足金呢，已经不是太看好。不不不，对于最基层的人还是希望足金。是。他为什么呢？是因为。 我们民族得检讨自己，我们掺假掺惯了，所以特别希望纯的东西。我们干什么都弄很难弄到。你比如说，我们说喝一牛奶这事儿，过去认为牛奶不就从牛肚子里出来的奶吗？那牛吃去那东西都都很可怕，所以现在它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纯粹的观念。我们是非常物质化的一个民族。嗯，啊，又是农耕民族，对这种财产的浓缩呀特别感兴趣。什么能浓缩呀？古今中外那就是黄金，别的都不成。对。 这个我觉得啊，就是过去啊，我也是觉得这个金子啊，好像戴个大金镯子，什么觉得挺俗气哈。但是我跟你说，我最近啊去趟南京啊，这个除了知道一个谋杀案、一个一个不是杀妻案之外，我还有了一个呃收获。我到这个南京博物馆呢，我见到了他这个宋代的这个金饰。嗯嗯，哎呀，我觉得啊。 宋代要不说这个美学啊，是相当好。还有这个，你你你可以看看宋代的妇女啊，这个金金簪，这个金簪，我给你看看这个照片，漂亮吗？嗯嗯，这是个宋代妇女的这个金簪，那这雕的这是艺术品呐，你再看下边，就所以我一下，你看宋代妇女头上戴这个金桥形钗啊，桥桥一个一种钗啊。 呃，我还看到陆游那个词里写的那种钗头凤那种啊，你再看下边啊，哎，这个是那个北宋年间，就是那个前，就是南京出土的长干寺出土的佛的骨的那个舍利，那个金棺材，你再看下边，这个里边装的就是当时这个佛骨舍利地宫里边这个出土的，这是纯纯纯金，所以既然买金那往往下看啊，你看。 钗头凤，哎，钗头凤，这好像是明代的这个工工艺了。你再看下边，哎，金，既然大家现在买金，我们就给大家充分看看金，再看金，再看啊，哎，这个我要跟你讲，乾隆皇帝啊，这个呃多少枚十六枚还是十三枚一组的这个编钟，嗯，哎，这个你再看下边，哎，这是马先生挑的故宫里的，嗯，金镯，纯金的。 这是多少两来着？这个是十六公呃十九公斤，论两算就太大了。十九公斤，我刚才给你看的三十八斤。我刚才给你看的那个那个编钟啊，那个纯金的编钟啊，我说乾隆，你看啊，中国曾经多么有这个金，这多么有钱。乾隆是学康熙，康熙为了表示我现在国势强盛啊，康熙就铸过这么一组金的编钟，它是它是铜鎏金的，这是纯金的。但是呢。 康熙用的是多少？一 <laughs> 专家的一万一万多两的这个黄金，然后到了乾隆六十大寿的时候，他也铸这么一尊钟，哎，也是用的一万一千多两嗯黄金，一万多两黄金，就彰显这个这是我现在多么这个富有。你说的是量，可是我倒注意你刚才挑的至少这些哈，它这个金其实都不是我们现在感觉金为什么变成一种暴发户的一种象征，就是。 金光闪闪，而且真的是凿石。比如，如果是一个一个戒指，那就是厚的，就是那种，比如说煤老板手上戴一个大戒指。 你就感或者是美国那种黑手党，比如说他那戴上，你刚才那个都是很软的，给人一种柔软的感觉，很细的，并不是特厚的，而且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还稍微有一点暗，不是那么亮堂堂、黄澄澄的。其实这个我觉得是一种，就是是亮亮堂堂、黄澄澄的，是我们凤凰卫视的电视，我们凤凰卫视这监视器太 <laughs> 差了。咱们去一下广告，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接着说吧。 不是，我就是说，其实以前那足金的戒指，有人家说要我们这马先生在这儿，就说你要咬一下，一定要软，有一点软，它才真的是足金，要不然掺了别的东西，肯定就更硬了。我说的是那种质感，就是说真的特别纯的东西，特别好的东西，它往往并不是那种给人很坚硬，就是没有任何质感的那种光。嗯啊，就所以人就是说，就是说，他你就像。 太阳到了一定的时候，到了最美的时候，它其实是到下午。它是我有一个朋友写一诗，他说这时候是。 有光没有芒，你知道吗？就是说它没有芒的时候，那个光是真金色的、金黄色的光，那是一种你很难形容。它其实是最美的时候。而我们现在的，我觉得这个审美价值，我不是说刚才那些，可能真的时候它新的时候就是那么亮哈。但是现在的审美价值，实际上是喜欢真的是那种硬邦邦、光亮亮亮光，就是一拳打你头、打你脸上，告诉你我是黄金的本色吨金。 没有那么刺目，其实我们至少啊，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文文物，商代以来就没断过，都有各种首饰，打首饰是最多的。为什么这东西浓缩财富，它又干不了别的，那只能打成首饰。你比如我们看到商代的臂串呐、耳环呐，都可以看到，那四千年前的。那么这一路走下来啊，你你你，包括这个这个春秋战国时期的黄金，有的铸造的非常好。 啊，像这个宋代这都不算什么。从黄金的这个这个角度上讲，都开始衰落了。但宋代它非常市民化，就是它可以把所有东西都跟你老百姓贴上。因为宋代中国人还是活得很滋润，全世界最牛的国家，这所有的 GDP 恨不得都在这儿产生，是吧？外国人一来全晕了，说你们这国家怎么脑袋上插的都是黄金呢？有钱呢？那当时你像宋代的时候，大量的酒肆里直接使用的器皿都是白银的。 银壶银碗，今天咱还真找不着这地儿。早上这地儿得看着，不看着就丢了。这个其实啊， <laughs> 这个我我看看查了查资料啊，中国还不是金本位的，历史上就说中国还不是说把黄金啊，把黄金看得最重的还是从西方那儿来的游牧民族，甚至是，对你说的很对，草原民族，对，就是中国古代啊讲究玉。 对吧？中间出现过一阵黄金，一直到最后清朝的时候，这个丧权辱国的时候，你看赔款还是用白银，用白银。它为什么呢？是因为咱们国家是个贫金的国家啊，所以我哎对，所以我们的金融机构叫银行，为什么叫银行？哎，不叫银行，不叫银行，就叫银行，就是。 这个银行严格意义上讲就叫银子的行业，是这么个意思。它跟英文的这 bank 完全不一样。问英文的 bank 的字根是堤岸仓储的意思。嗯，啊，我们的。 字根呢就是银子的本，银子的行业。那么自打银行出现以后，原来的那银行都叫银楼了、银铺了，就改名了啊啊！我们现在一说银楼、银铺，指的是打首饰的地儿，是吧？不用解释。但一说银行是个金融机构，所以我们一直到大清赔银的时候，就是赔款的时候，都是我给你黄金没有问题，但是按银子计价。对，所以他们西方人讲的就是说东方的衰落，就是讲的白银帝国的消失，指的就是。 清朝嘛，对我们关键还有一条，就是我们既贫金嘛，还贫银。中国人特别亏，就中国弄的那点银子，全是用勤劳智慧啊！就就你看中国人到现在勤劳智慧，你看多大的老板天天还去挣钱，是吧？不像外国人，他这这不还欠着一屁股债，还去晒太阳 <laughs> 所以呢，他挣来了好多银子。我们为什么吃亏？就吃在近代的近近代呢，就是把让人拿鸦片换走了嘛。对，所以啊，真是英国人那时候要有纸币， <laughs> 我们就不怕他这事儿。 我们把银子扣着，给他纸，那就没事而且你说这种啊，真的就是当年这个西方啊，这个跨海航行啊，这个探险呢，很主要目的就是黄金嘛。嗯，黄金，你记得这个就是呃，上上美洲，这个这个西班牙殖民者，这个得有个故事，叫皮萨罗。这皮萨罗啊，那是一一五三二年到那儿，然后就说呀。 一到那儿啊，这个印加王国的当时那个皇皇皇帝啊，还坐着金轿子来见他，跟他谈判。结果没想到把他给扣留了，就中了埋伏。你说这个西方鸡贼就中了埋伏，埋伏然后就是说，你们印加王国呀，呃，把要赎你们这个皇帝回去，赎你们的皇帝回去啊。我这儿有间房子，七米乘五米，三米高。你要弄黄金，把这个房子给我装满。 填满，结果整个王国为了救他们这皇帝就弄了， <laughs> 最后填哎，要不说西方人还讲什么契约？我觉得他们是背信弃义、背信弃义起家的呀。 <laughs> 当时弄了这个黄金，弄了黄金，完了以后就把这个皇帝给绞死了，给吊死了呀。啊，是很多在美洲都是这么干的，那些印第安人，这 <laughs> 简直你说起来一本血泪史。哎，你说骗子今天用一点小东西买一大堆地，对，你说怎么今天这个什么英国人、美国人给人家感觉好像？ 说话算数似的呢，讲究。那你差了两百年去了，两百年。他不是生来就秩序好的。 <laughs> 那美国最最早印第安人都是先掏枪，谁速度快是谁的。啪啪嘣一枪开出去，把人击毙，这东西就变成我的了。没有制，没有法规，那是后面建所以他们也是缺德那儿过来的，对，一样。所以我们是因为我们因为我觉得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积积贫积弱的时间太长，以后几代人过去把这个记忆全部改变。 你如果说你你比如道光时期，我们如果翻起二来了，那好多人还是乾隆时期的遗老遗少，一说起来，我年轻的时候哪财产什么，他就还会有点这精神。但这一百多年就彻底歇了，所以现在重新建钱，我们这代人啊，我们这代人年轻的时候，全中国没有一个有钱的。你今天这么多有钱，还有富二代出现了，我估再有有些日子都富三代就出现了，嗯，对不对？是啊，呃，我们那时候什么富二代，当代人就没一个富的，那最有钱的就是。 毛主席，国家主席 <laughs> 拿工资最高的一个人，不所有的人都比他低。毛主席著作的稿费，对对对啊，对不对？别人都没钱嘛，对不对？所以他叫富二代，那就是说父母才是富一代嘛。对，富一代的意思就是那之前就没钱，没钱，全是。你像美国怎么没有？富所以对黄金就特感兴趣。对，你看我们小时候，我记得我小时候看那个红卫兵查抄展览哈，就查抄查抄说有金砖哈，我进去半天没看见，我说我那金我进去就想看金砖嘛， <laughs> 我说那金砖呢？ 他说：“那金砖那不是在那儿我一看，我操，金砖这么大点儿！我因为 <laughs> 我认为那金砖就跟砖头一般大。 <laughs> 哎，就说他那金砖呢， <laughs> 就当时特土，就没见过这东西。嘛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而且，张老师，你看，我今天看到你这身办喜事的衣服，是吧？我又想起来，我这次这个在南京博物馆，我看到就是中国呀，就说这个穿的这个衣服，它不但有金子的这个金饰啊，它还有这个服饰。 哎，我现在突然觉得，他们现在都在聊什么中国品牌啊、中国设计。其实我才看到啊，这个宋朝的时候，这个人呐，穿的是很漂亮的。你而且我为什么这么比啊？他跟明代的比啊，明代的都显得臃肿。嗯，宋代的这个衣服啊，这个你我我看到那个衫子是窄长袖的。你你我可以给你看看这个这个照片。 我觉得今天你看这是抹胸，宋代相当于胸罩吧， <laughs> 这系在后边就抹胸。他们敞开了两个领口，然后露出抹胸。你再看下边，你看这个褂儿，这是这是不外乎就是绫罗绸缎纱啊，都是这个这这些丝织品。呃，你看这个袖袖口，你看这像不像今天的这个裙裤啊或裙子？嗯，穿上你再看下边，哎，这是我在这博物馆里拍的，哎。 我要告诉你，这是现在一个意大利名牌，你也相信，对吗？你看旁边是它的花纹，宋代的这个花纹，到明代我反而觉得这个花纹就制式化了。你看宋代，哎，特个格外的有一种啊悠游自在的感觉。你再看下边，你看，你说宋代这衣服穿在身上，很漂亮啊，是吗？你再看下边，哎，这是这宽袍大袖的，而且我说的就是这种，你再再再放。 呃，这种质感，你看这种丝织品的这种质感，单一的颜色，但是它是里边充满了暗花。其实今天很多高级的这个衣服啊，它这个面料。 也也是讲究这个，他叫闷闷闷骚型嘛， <laughs> 是吧？哎， <laughs> 它主要是当时印染业不发达，因为这个你看鞋现呃，你现在的印染跟过去的不一样，现在的印染的固化很能力很强，就不会褪色。过去的那植物印染呢，就是衣服都不能太过度的溅水，很快就少少色嘛。那么宋代的时候呢，它这个它肯定它审美是高的，因为宋代审美是在中国历史上。 呃，不管是横向比纵向比，它都是基本上在高点上，所以它的整个的那个国势是不一样的。而且宋代还有一个特征是其他朝代没有的，它是两套审美系统，一套是官方，一套是民间的。我们现在俗，大家都俗在一块儿。 你不要说老百姓俗，整个这社会是俗的。你想雅雅不起来？那时候消灭了阶级之后的中国彻底这个完全没有阶层了，大家都已经有几十年的这种普罗大众文化之后。你你看，你说老百姓街上那老百姓穿的恶俗不堪嘛？你去看看那晚会上穿的，叫哪样？ <laughs> 一模一样，他是跟晚会学的。没错，你知道就是我有一个一些美美国朋友就问，这就说到我们同行，他说。 他说：“你为什么每次晚会主持都穿那个亮晶晶的那个 <laughs> 礼服西装呢？”后来我说：“我们都那儿服装师找的。”他说：“后来我看你们的这个中国电视啊。”他说：“我们美国男的哪怕是奥斯卡奖。” 就穿礼服嘛，礼服就是黑的嘛，就打一个领结嘛。说你们中国的主持人，这个男主持人怎么一个个弄的，跟那个， <laughs> 穿的是礼服，可是怎么跟马戏团似的呢？一身亮片儿，他不理解，他说这是你们中国人自己的一种西装，你们的男主持人怎么都穿的是那种？ 一身亮片儿的那种礼服西装，这 <laughs> 是从哪儿来的？这是不是从港台来的呀？也不是，也个是，也不是，就是这个这个民族美学的堕落， <laughs> 就是你看到的满眼都是这东西。现在我过去看这东西还生气呢，我现在一点都不生气，我看这东西就当就当买就完蛋了。对，这事儿不就理解了吗？对不对？要不然你说挺大的一个很庄重的那人出来怎么都那样？但是你说他不那样，他还就生存不了。你穿老实的还不成？就是，我就觉得挺纳闷。 我现在发现，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连那衣服都不好意思住了，没错你看，你看西方人，他确实是他这是。